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五十七集。古行星君说完，仿佛怕被人问问题一样，一眨眼就消失了。古行星君走后，洛寒松了一口气，如释重负般收拾纸笔。 他将笔收好，正要撤去镇纸，就听到林清霄在旁边问：“刚才那四个图，你听懂了？”洛寒收拾东西的手一顿，委婉说道：“没怎么懂，准确说是完全不懂。”这显然在林清霄意料之中。他接过洛寒手中的镇纸，重新压到宣纸上：“把你刚才的玉简拿过来，我跟你讲。” 洛寒受宠若惊啊，懵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赶紧从储物戒指中翻东西。林清霄把东西重新放好，问：“你哪里不懂？”洛寒欲言又止，其实都不太懂。我先从最开始给你梳理一遍，有不会的跟我说。林清霄将洛寒玉简里的文字具象在空中，从最开始的五十个图谱讲起。 林青霄不是古行星君那种进入式授课，他的讲解更通俗易懂许多。洛寒虽然依然吃力，可至少能跟上了。邹继白本来都要走了，听到这里默默又坐回来，并拿出了录音预检。邹继白一拿出录音预检林青霄就注意到了。看在邹继白没有捣乱的份上，林青霄没做理会。 林青霄一边解释，一边修改洛寒的笔记。你这里画错了，这个地方不是这样画的。林青霄可以徒手修改笔记，而洛涵连抄都能抄错。林青霄给洛涵从头拉了一遍重点，顺手还整理了洛涵的笔记，把他课上抄错、理解错的部分修正了。还真别说，被林青霄修改后，洛涵连笔记的书面都好看了。 林青霄知道洛寒以前完全没有阵法基础，理解今日的课程实在太勉强了，所以林青霄也不强求，帮他把脉络梳理通，就结束了今日的加课。此刻课上的人已经走完了，偌大的厅堂安安静静，只能听到一个清冷又温柔的声线，不紧不慢的给身边女子讲述阵法。 一排排深木长案陈列地上，上方有细微的光尘飞舞。林清霄说完后，低头问洛寒：“懂了吗？”洛寒缓慢摇头：“没有完全记住，但是我理解了。回去后我再自己想想。”林清霄点点头：“阵法说白了，还是要靠自己悟。洛寒自己参悟通才是最好的。” 他一手抚袖，把洛寒桌上散落的笔具一一拾起。好，快到训练室集合时间了，我们走吧。洛寒叹了口气，认命的取出一颗辟谷丹，含到嘴里，彻底打消了吃饭和午休的念头。洛寒和林青霄说话的时候，邹继白就坐在一边，眼巴巴的看着洛寒。洛寒正打算起身，一转头。 接受到邹继白的视线，出于学渣之间奇妙的吸引力，他一瞬间明白了邹继白的渴求。他将自己的笔记预检递给他，试探问：“你要吗？”邹继白拼命点头，拿过来后全选复制一条龙，动作非常熟练。邹继白抄完笔记后，趁林青霄不注意，偷偷问洛寒：“哎。” 你们的排名到底是文士还是武士啊？我只挑战武士第一，他如果是文第一，我就不和他打了。洛寒露出一种十分复杂的眼神，他欲言又止，最后默默做了个加油的手势。他，他都是，你继续努力吧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你的努力一定会被上天记住的。洛寒说完。 就转身追着林青霄一起走了，邹继白一个人落在后面，总觉得洛涵的态度怪怪的。洛涵在课堂耽搁了太久，等他们到达训练室时，里面已经站满了人。能站在这里的人，个个都是族内精英，他们每个人都习惯了被人瞩目，在这里也同样想成为被瞩目的那个人。上午的阵法课程实在太艰涩了。 许多人已经默认放弃，因此下午的实战课就成了众多精英的必争之地。毕竟说到底，一切都要用实际说话。就算阵法学得再好，如果打架打不赢，还是没有任何用处。上午是理论课程，看不出什么。此刻自由战队就能很明显的看到一个个小团体。 被众人簇拥在中心的，都是这次出征的热议人选，比如林崇玉，他担任着中山领队一职，平时也注重经营人脉，此刻就有很多人围在林崇玉身边。其他势力的人也不弱，各有拥趸，此刻一簇簇人四散分布，隐隐有些对峙的意味。洛寒和林清霄来的迟。 进门时也十分低调，除了门口的几个人，并没有引起其他关注。邹继白跟在最后面，他进门后很快就被邹雨族的人发现，随后一大波人把他围着走了。原来邹继白真的是邹雨族第一啊！洛寒有些吃惊，邹继白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，没想到在族内竟然很有人气。 洛寒内心感叹，同时眼睛在场中扫过，无声的打量在场个人。邹继白到后没多久，天宇星君就到了。天宇星君露面后，场内顿时安静下来。天宇星君见所有人准时到达，还算满意，说：“我是天宇，想必上午古行星君已经给你们介绍过了。现在该做什么，你们也清楚。” 废话不必多说，这就开始吧。天宇星君雷厉风行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，直接带着他们进训练室。非洲上最多的就是训练室，天宇星君带他们进入的这个面积十分广阔，里面整整齐齐矗立着五十个圆台，每个圆台旁边都立着精密的阵法盘，看起来十分专业。 天宇星君掐手诀，打开最近的一个圆台。随着阵法盘慢慢亮起，圆台边缘也亮起灵光，最终将整个演舞台都包裹在内。天宇星君三言两语解释道：“这里面是空间阵法，环境完全模拟希尔尼海。看，这是罡风。”天宇星君话音刚落。 圆台上瞬间罡风遍布，一道道如刀刃般将圆台外面的防护阵法打得噼啪作响。洛寒毫不怀疑，这样一道风可以削钢断铁，而且每道风都会打旋儿，完全无法预判方向。他们仅是看着就感受到杀气，若是站在其中，视线受阻只会更难。罡风呼啸，突然毫无预兆的。 阵法里面的环境变成密林，密林里藤蔓遍布，每一条都闪着墨绿色的光芒，看着就不太对劲儿。这时候空间小小波动了一下，一只兔子突然被抽到此处，在它现身的那一刹那，无数藤蔓涌上，片刻藤蔓松开，一堆白骨落到地上，连皮毛都没有剩下。 在白骨落地的时候，洛寒本以为是枯枝的东西蠕动起来，将白骨裹住，仅是转瞬，连骨头都不见了。洛寒眼睛越瞪越大，默默在心里说了句“妈耶”，他突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幼崽儿，他应该坐在幼儿园里玩旋转木马，而不是在这里闯荡成年人的世界。 之后还有悬崖、水怪、荒漠、雾障，甚至还有龙卷风。两刻钟过去了，阵法恢复安静。天宇星君将阵法关闭，说：“你们都看到了，刚才还战意高涨的众人，此刻都脸色凝重。稀稀拉拉有人应声：‘是，那就自己找地方练去吧。’这只是希尔尼海的一小部分地形。” 许多危险的环境还没有抽出来，多的我也懒得说，你们练了就知道了。每人一个阵法台，一个训练室五十人，你们自己找地方吧。酸泥族一个少爷模样的人没忍住问：“能固定练习一种地形吗？阵法变化这么快，刚刚适应就换了地方，根本练不好。”天宇星君冷着脸扫了说话的人一眼，说。 这只是两刻钟的变化罢了。等你们进入希尔米海，时时刻刻都要面对未知的变化。你现在就想偷懒？进去后要怎么办？酸泥族的少爷受挫，不情不愿地闭嘴。林崇玉眼睛扫过众人，忽然出列问道：“星君，上午古星星君说一切皆有法。希尔米海虽然神秘莫测，但毕竟也是阵法。” 他的变化是不是可以预判？天宇星君又冷冷笑了一声，讽道：“哼，天书院汇聚了天宫最出色的阵法师，这些人已经可以代表全仙界阵法的最高水准。古行星君和众位阵法大能研究了十万年都没法预测希尔米海的变化，你们才集训一个月，就真的觉得自己能预判了？老老实实去训练吧，别想着为什么。” 你们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天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？为什么这些星君说话都如此残酷？洛寒被打击到了，但是随后一想，觉得古行星君说的对，天宇星君也说的对。阵法真的看天赋，洛寒天赋不足，时间也不够，想要预测地形、天气的变化，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 既然没法提前准备，那就只能训练自己的反应速度和熟练度。毕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只要他反应够快，即便是随机变换也不能伤害到他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